不管他说什么，不管他怎么憎恨联盟，就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秒，他还是会尽最大努力安排好这两个星系。这仿佛是天经地义、理所当然的。哪怕联盟不认他，哪怕那些人千方百计的想要他的命，将军就是这样。 胡兰卫队长，我们正在前往域外秘密航道的路上。战事结束前，我们都会在那附近巡视。收到，随时报告情况。好的。你们继续密切监视域外秘密通道的情况。是。一个视频文件？第七星系也这么破破烂烂的吗？ 为什么感觉这么熟悉？救命！我好害怕！救命！你别怕，我马上就来救你了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！你是谁？生命体征异常，是否需要医疗舱帮助？走开！你是谁？为什么会有这段视频？ 对方妈的！联系工程队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会那么相信身边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？你第一次听人提到女娲计划的时候，恐怕是在八星系自卫军里吧？是不是听听就算了？你全家被卷进女娲计划，并因此而死，你对此居然毫不知情？ 你到底是谁？你跟着他们跑腿儿，却什么都不明白。我的天哪！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傻、这么天真的人！年轻人，我都看不下去，想告诉你真相了。 <laughs> 我就要离开第八星系了。我知道你在第八星系与域外交界处。 我给你的方向发一个远程通讯的密钥，你在通过下一个跃迁点的时候就能读取。想知道，就来找我吧，年轻人。是否远程链接通讯密钥？通过密钥接入信号，双向联系一旦建立，加密跃迁点就有暴露的风险。哼，欺负我读书少。 想炸我暴露秘密航道的坐标？删除不明通讯密钥，呼叫启明星通讯站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十五期。 魏队长，七星系的民用舰已经全部通过安检通道。我操！最后那艘星舰怎么着火了？这是来传递火炬的吗？展开精神网，接管它的驾驶权限，脱离着火部位。拦住那艘星舰！动力系统失灵了，无法自主制动。捕捞失败了，两架捕捞机甲被星舰拖行，强行制动。气压异常反应，气压什么玩意？ 星舰上是雇了个林敬恒吗？打开舰内广播，诸位，由于星舰机身损坏，目前气压正在不断降低。安静！听我说，现在你们立刻到星舰最底层，那有一部分备用生态舱。别急，让老弱病残先走。你们怎么还有功夫哭？大家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是赛凡星一号卫星城的市长。 诸位都认识，大家都跟我走。既然能从海盗的包围里逃出来，准备医疗舱和生态舱。是。我要是在林将军回来之前把跃迁点给炸了，陆老师不会跟我翻脸。万一他黑进我的个人终端，把我的裸照贴的满世界都是怎么办？说的跟要脸似的，你还在乎这个？但是我这么个性感尤物。 万一不小心火了，还也得分他广告费。我自己好不容易长的身材和脸蛋，凭什么要分他广告费？太难了。要不然，到时候我还是自己发吧。呃，林将军还没有下令，魏队长，你先别太悲观。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不会不管第七星系。他不是第八星系的保安队长了，他是白银要塞的总负责人，联盟的最后一位上将。 魏队长，陆校长过来了。哎，怕什么来什么！我就知道，但凡长得帅的，没有不跟我心有灵犀的。正想找人去叫你呢，快点！这么多外星系难民怎么安排？总长不在，我做不了主，你赶紧管管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就到。放心，八星系的航道图啊。 都在我心里长着呢，我给各个行星的基地负责人布置一下，请稍等。正好十分钟搞定。对了，林什么时候回来？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我没有战炉主体的权限，他不肯给我同步信息。给，咖啡。本来不该告诉你，但我这个人是很讨厌说瞎话的。 我估计，将军自己恐怕就没打算从这边进来。你说什么？先别急，他已经给我准确通知，说是会绕路到域外方向回来。陆校长，既然他自己这么说了，你也放宽心好吗？如果林敬恒都不能让你放心，这世界上就没有人靠谱了。你不喝，我喝。 我不怕告诉你，就没打算想干涉你的决定，还怀疑我给你下药吗？钓凯子，我都不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这下三滥的手段都是你们老大展示给我的。你帮我把这边的烂摊子摆平，然后你爱去找他就去，我当不知道。谢谢。我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难民接收机制，应该能帮到你。我现在就去机甲收发室。 好，那你小心。于 <laughs> 公于私，我都不可能干涉林的想法，但是，我也不可能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坐在家里干等。如果林安全从云外绕回来，我就一起回来。如果我的个人终端怎么没信号了？伊丽莎白·图兰。 麻醉剂。原来使用下三滥招数是白银十卫的传统，还装了跟人似的。将军，走吧。海盗意识到第七星系的人在往八星系跑，已经堵住了航道，应该不会再有星舰过来了。 给总长他们拨一支护卫队，让他们先走。截图来。将军，别看了，你个大宝贝儿躺在医疗舱里已经不省人事，你得回来呀，将军。你要是平安回家，我最多剃头赔罪，不然我会被陆老师追杀一辈子的。得罪技术宅的下场很惨的。哼，等我回头给你从第七星系带个假发套。图兰卫队长。是。 我需要你在二十分钟之后启动跃迁点爆破程序，不管我有没有回去，不管第七星系的难民有没有接收完，能做到吗？收到。那么，我们域外方向的地下航道舰，张罗，安克鲁那个自杀队的副官叫什么？他是爱谁谁吧？叫那个废物交出指挥权。先生，代号爱谁谁将军表示，第七星系中央军无条件服从白银要塞指令。蠢 就算你投鼠忌器，难道还要向敌军广而告之？好狗不挡路，重甲开道，从反围中间打过去，切开他们的阵型，和中央军汇合。还有十五分钟。 启明星通讯站已连接。启明星通讯站，怎么这么久才接通啊？大家都在忙啊。嗯，薄荷，怎么是你啊？人手不够，我被调来当个实习生。什么情况？呃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会那么相信身边的人。哦，没什么，想看看你。神经病！ 都忙成狗了，谁有空跟你聊骚？喂喂喂，薄荷。担心我骗你？你为什么不去问问收养你的臭大姐是谁？出卖了你的家人。先生，总长还没有离开战区，他带着你拨给他的护卫队守在星系交界的跃迁点处，接应被海盗追杀的难民。距离引爆还有多久？ 五分钟，让他们赶紧走。总长不听，就绑回去。浩南先生，臭大姐这个王八蛋，说什么生恩不如养恩，看到他还真他妈恶心。这次真不该来地牢。想知道女娲计划的另一半真相吗？来联系我。距离引爆还有一分钟。自卫军，七星系中央军，接受秘密航道坐标。是是。 现在在出大姐基地，离秘密航道这么远，应该不会追溯到加密跃迁点了吧？各部门准备，引爆跃迁点！是是。连接远程通讯。第八星系秘密航道的坐标拿到了，反污会的精英们。 兵分两路，行动吧！各战队按原计划，一路前往秘密航道，往第八行星；一路埋伏在林金航撤退的路线上，一网打尽。是。林将军他们预计会在十六个小时之内赶到地下航道，暂时待命的部队都过去接应他们一下，以防有海盗穷追不舍。如果约定时间内他们没到， 就稍微等一下。是，我带着人也过去。好，陆必行呢？别告诉我他跟林敬衡在一起呢？没有，你放心，林将军出去前特地交代我把陆校长留下。怎么留？靠嘴皮子你可说不过那头倔驴。呃，对，所以我用了点麻醉剂。 <laughs> 很好，下次借给我。 将军，我们按照既定撤退路线，已经顺利到达域外。嗯，按计划。陆白风，雪天铁炸了。 说联盟坏就坏在你们那位杰出校友大师兄陆信手里，他把域外的海盗打得太惨了，逼得他们远离人间，成了神话里的妖怪一样。你们会在自己家里修筑陷阱，提防妖怪来袭吗？哎，年轻人，我讲的这些有那么无聊吗？怎么困成这样？ 嘿， <laughs> 醒醒！哎，我说，最后一排角落里的那位同学，景恒，林景恒，先生，先生，站！甲即将更换，建成时太舱模式。站。 大一统的看法，如果讲的不好，这门课你就不用参加考试了，直接重修。呃，什么？哦，大一统，呃，大一统的社会弊端其实很多，比如说，比如我们和猩猩是近亲， <laughs> 有什么好笑的？本来就是近亲，哎，笑什么？一氧化二氮喝多了吧你们？我们的基因里头。 本来就有毁灭和死亡的冲动，把自己划入某个阵营，和另一个阵营的人对立，甚至你死我活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一。理论上说，对于一个政权，内外矛盾和内部矛盾是此消彼长的。没有外敌的社会，像一只只进不出的蓄水池，死气沉沉，也很容易不稳定。我们联盟哪里不稳定了？就是就是，哼，你们不知道什么叫理论吗？ 理论上，乌兰学院还是精英学院呢，不照样招来了你们这些傻叉？我们生活在一个太美好的世界，不受外界威胁。你们知道原始人吗？地球时代，那真是个很可怕的时代。近百亿的人口，全都挤在那么一个小小的行星上。 行星上有限的几块大陆被无数国家和政权瓜分。原来反污会后面的人是你。陆信至死没有公布禁国名单，是不是也因为在上面看见了你？你要让陆信带着禁国消失，如今也要让我带着他消失。 在你的剧本里，我和安克鲁是因保护人民而殉职的英雄。反乌会在战争中受到重创，更便于你掌控。联盟和中央军也会再次统一战线，多么皆大欢喜的结局！沃尔夫元帅，到底是你一手建立的联盟负了你，还是你负了联盟？ 先生，我的核心处理器受损严重，故障无法排除，正在不断升温，预计会在一分钟之后自我焚毁。陈洛，我的可变形材料外壳在跃迁点爆炸中破损率接近百分之八十，现有无力支撑保护罩，很快，您将置身于爆炸后的高能粒子炉下。抱歉，我无法再保护你了。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分钟。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，感谢您多年来的包容与爱惜。很多时候，我无法领会您独特的幽默感，非常遗憾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希望能给自己的数据库进行一次全面的升级。陆信将军为我设定了最后的告别语，他让我转告你：我爱你，孩子，像爱自己亲生的儿子。我希望联盟太平繁荣，希望你幸福平安。 如果两者不能兼得，那么后者对我来说更为重要。你是我的骄傲。那么，再见了，先生。不要走。希望你会想念我。展龙。展龙。不要走。展龙。防护罩受损。 防冻装置，过热警报！过热警报！等我们老了，战争也该结束了，我就去教书、写书。我答应过一个人，写很多，不管去哪儿讲，怎么重塑联盟第一机甲，不管走多久，还要写一本回忆录。 只要那个人还在，半本用来讲正事儿，我就会回去。剩下的半本重点讲今天他还在等我，我是怎么得到联盟第一男神的？我不能让三十多年前那个医疗舱里的事再发生在他身上。我要回去，他还在那，我要回去。 联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新兴力纪元，在域外海盗入侵、四分五裂之时，虽苟延残喘，但荣光犹在，精神犹在，依然有人愿意将数星系以外素不相识之人视作同胞手足，为其奋不顾身。至此，终于随着联盟最后一位上将。 最后一个眷恋联盟，妄想他修修补补后仍能回归旧日繁华的人，最后一个不肯放下自由宣言的傻子一起，沉寂在爆炸的余波里。联盟文明，这场人类集体织就的美梦，碎了。 世间的仇与恨，活着与死的灵魂，让谁沉入沼泽，又让谁陷入深渊？穿过时空流年，飞越宇宙瞬间，心海波光璀璨，照亮凡尘的悲欢。 恨的变迁，自由的梦成灰烬，也不会被掩埋。风在笑。